锵锵三人行，哎，尤婷，这个昨天我刚给你介绍了马云，对吧？ <laughs> 今天再给你介绍一个吧。再介绍一个， <laughs> 还谁？哎，再介绍一个，你可能喜欢。这个是个有艺术品位的人。哦，真的有内涵的了。有内有，哎，也不能说 <laughs> 能买画的就叫有内涵。哦。但这个人呢，确实是他自己都喜欢画画，他也不光是个土豪那么简单。当然不能叫人家土豪，因为人家干的可是最时尚的事业。嗯。 听说过王中军吗？哦，听说过。哦，他弟弟叫王中磊， <laughs> 是吗？是是是，这两 <laughs> 都是。这两兄弟，这个华谊兄弟，当然特别厉害。演艺圈的女孩子都想接近他们， <laughs> 都想演上他们家一部电影。对，但是他们却把钱花在了跟女人无关的事情上。王你你这你这句要修修订，他们钱根本花不完。 所以不是把钱花在跟女人无关的事情上，是花完女人以后再往上花， <laughs> 根本花不完嘛。才发现呢。而且我经常想，因为最近他买画花了好多钱嘛，我不晓得没跟进的新闻是个人的钱吗？还是企业的？他说是个人的，他个人他自己说是个人的。我还听到一个说法，好像他说是什么几个凑钱买的。嗯。 朋友啊，都大家都私下里的这个朋友，就是也可能谁知道，但是总共的这个是多少钱呢？三点七七亿的人民币加上佣金，大概是五千多万的这个美美美元是吧？大概是五千五百万美元落锤加上佣金是六幺七六点五万美元啊，揽得这幅。 梵高的画，咱们可以呃看看他这幅画吗？这个梵高的这个这就是啊，这个这个雏雏菊和罂粟花，嗯，就是据说呀，这个这个里边的这个花啊，就是梵高死的那片那个菜地，不是梵高不是死的菜地，的田野里的那个花，嗯，就是所以也是梵高非常重要的这个作品。那么，在你知道在此同时啊。 我还想请你们注意，就最近这个拍卖啊，还出来一个，这个是马奈的《嗯春天》，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被美国盖蒂艺术博物馆，就是私人博物馆，是多少呢？六五一二六千五百一十二万美元。就是现在啊，马奈的这个画大部分都在博物馆了，对吧？那像这种能够被私人去去拍卖的。 已经非常少了。但是我才刚从盖蒂博物馆回来，嗯、哦，那个博物馆很漂亮。如果你在 L A，它它可以俯瞰整个洛杉矶的城市。然后呢，我去它其中一个，因为听说它收藏品已经多到有两三个地方。但我去它最就是 Main Building，就是他们最刚开、最盖起来最重要的那个地方。然后整个建筑它已经请了很厉害的这个建筑师帮他盖的，所以光是建筑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很多人在外面只在他的这个广场上看建筑吃吃饭。 然后就回家了，然后在最后，那因为我第一次去，我就到它里面去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全部都是一个人，一个石油大亨的收藏。然后他们现在其实不是个人，虽然你说他是以个人名义盖出来的这个博物馆，那他现在其实也是交由一个就是呃叫做呃非营利组织来营运。而且你知道，在这博物馆里面不收钱的，我也很讶异，一个私人博物馆，虽然他把他的东西给你看，博物馆里面的东西都要。 他不收钱，你说在那个英国大英博物馆，他还要你捐钱，就是你自己，当然你也可以不用钱，但是他就等于不收钱。对，但是他犯了一个捐钱的东西在正中央，跟你讲说，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抖那一些东西，但是在那个盖蒂博物馆看不出这些东西，所有都是免钱的。我借语音导览也免钱，然后我借我进去也都不用钱，只有吃饭要钱，吃饭要钱，当然吃饭要钱。 <laughs> 要不然中国人都去。对 <laughs> 对 <laughs> 对。 漂亮，所以它里面有这个很厉害的艺术家的作品。对，对私人对那么，因为当你拥有这么多的藏品啊，就有一个烦恼嘛，有个有个收藏家说怎么办呢？ 你到底是要放在自己家里，又怕遭小偷。坦白讲，很多个我们看电影看很多嘛，高档的 high end 高档的小偷会偷你家里藏品嘛哈。可是你去银行找一个保险箱吧，你又满足不了，因为他们说有一个叫收藏家的烦恼啊，因为曾经发生那个啊跟画无关系书，有人呢收藏了一本。 第一版的古腾堡圣经，嗯，多么珍贵啊！这是收藏家的美梦啊。就是说，你知道某个乡村住着一个老太太，她手里有一本这样古腾堡圣经，她不懂，你要过去，哎，老太太，我买了一打西饼给你，然后呢，哎，我在这本书很好啊，我给你五百块买走了他那个榨取连成的古腾堡圣经，他说烦恼就来了，你怎么办呢？你要放在家里。 你不给人家知道要不爽快嘛，你要让全世界知道。可是你呃给人家知道要怕交小偷，然后可是你放在银行呢，你又不舒服，因为你不能满足你半夜啊睡不着觉起来拿出来看摸一下那种感觉，那很痛苦的收藏家。那最后有一个收藏家，你知道做什么吗？我觉得也是对的，他把它一页一页的卖。你比方说那个书有有八百页，OK。 他就卖，因为你八百页能够买得起整本的人呐不多，OK？可是他八百页分给了八百个世界上付得起买一页的收藏家，也满足了他们了。他钱回收也赚得够多。 我觉得各有门路了，所以我刚好奇文涛，你说他们是有一个传说是几个人凑钱来买？哦，中军自己有个基金会，他因为他自己太爱艺术，他自己也画嘛，所以他好像成立一个跟艺术有关的基金会，所以他们这些东西是他们我不知道是不是凑钱，但他是以个人名义买进以后，但基本上是想要放在这个基金会里面，可能给人家看或者是做收藏的一个。对，听说这个中军的这个这个收藏挺惊人的。 啊，这个这个还是深藏不露啊。嗯。但是你知道我很有感触的是什么？就他买的这幅画，呃，我查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我就觉得该怎么说呢？梵高这个人啊，这幅画就是他当年呢，就生活太穷了，就是为了挣钱画的。嗯，哦，是吗？对，就是他买的这个雏菊与这个罂粟花，就是。 他这个画，他这个是梵高这个人生前几乎没有人能够认识他，对，然后穷愁潦倒，没钱，就靠着他弟弟帮他去卖，还老卖卖卖卖卖不了价钱，于是呢，他还尝试着说像这幅画他用的比较浓烈一点的这个色彩，说想稍微迎合一下，结果呢还是卖相不好，就就就卖卖不动，所以当时就是这是他临死前不久的这个一个作品了。 所以你看，但是你说梵高他怎么能够知得到，在他死了以后，他的画现在卖到了三点七七个亿的这个人民币。你知道我以前对于艺术品我真的是 <laughs> 没感觉， <laughs> 然后想说何必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东西，又不能吃，又不能 <laughs> 有什么作用。但是我发觉你博物馆走多了，你知道我那天去呃。 今年也是去了那个纽约的那个现代博物馆 MoMA，然后他们里面有个莫奈的睡莲嘛，然后那个他那个整个展，呃莫奈的就你叫莫奈，那莫奈睡莲就是他这个展场，但就是我们的摄影棚这么大，然后它中间放个椅子，我最喜欢就是博物馆里面有个椅子给你，对不对？不是让你休息的，它是让你坐在那边，然后睡莲有三幅，这边一个，旁边两个，然后是不同角度的，就等于是他看到的那个环境嘛。嗯，你他们呃，我朋友教我说你得中，就是每一个角度你得坐一坐，而且要坐十五分。 种，我想说为什么？但你这边坐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安静，就是因为它那个色彩是很很柔和的。然后你就开始可以想，就是你会进入那个画以后，我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艺术家或者是收藏家愿意花几亿。如果我有几亿，我肯定要买一幅放在家里看一看。就是，没错，没错，真的，那那个感觉你绝对是几亿也买不到，就是说你只有花几亿都不见得买到那个感觉。所以你坐在那边看。 而且重点是那是真品。为史上，呃呃呃，Benjamin 思想家说提出一个大家知道的概念，这是神圣的氛围氛围啊哈，这是那个氛围哈，对，是后来的复制的任何的东西不能取代。嗯，那在那边你跟他的接触，而你也知道那是唯一的，你是不仅是进入他创作出来的气氛。 你跳过了时间，你跟那个艺术家在一起，跟他来创作那作品的那个 moment 那一刻连接在一起，那种感觉才真的让你高潮。对，所以说这个过去是谁呀？我记得说是本有个有个哲学家叫本雅明嘛，他好像他他他发明了一个，就是说，呃，远我们现今天的年年代啊，就叫离开神光的年代。嗯，因为他认为啊，就当年这个手绘的手画的这个画啊，这种艺术品呢，有一种神光。 因为你是真的，这是真的。但是像今天我们家也有啊，复印的。 <laughs> 但是复印的你就觉得那种或者照相，对吧？没有，因为神光没有了。因为真的的话，如果尤其是那些油画，它是有笔触的，就是它有立体感。我最喜欢的，其实我对我来说，我最喜欢是油画喽，因为它可以看得出立那个这种厚度。那他们那个，如果我听到了，我也是被。 就是被教导，导演会说那个厚度上其实也可以感觉出的那个艺术家创作时的喜怒哀乐。就是如果他今天生气一点， <laughs> 他感觉那个笔触上会重一些。所以这个东西是他不是只是他画什么而已，而是说包括他每一个颜色的用法，尤其是梵高他的用色上面，他们还说你现在看到我这不是去跟盖蒂看了那个我们现在说什么鸢尾花对不对？嗯。他那一幅图你图你看到他说这不是梵高看到的样子，他说梵高看到的那个鸢尾花的样子大概只有三株吧。 很了很稀疏，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在代油花是很丰富的。他说为什么？因为梵高，因为他不是有点点就是那个抑郁忧郁症嘛，所以他常常会想的东西都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他就觉得不对，我觉得这边要多一些，所以他就他去分析那个人的个性。因为梵高就是表现嘛，他认为绘画不光是。 客观描述这个物象，他要表现出我的状态，就是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买画啊，咱们不应该老是呃把这个注意力啊集集中在价钱和这个王中军或者马云身上。 <laughs> 我觉得什么时候咱们要是晓得把注意力再看一次梵高，再看一次马奈，咱这水平就有希望了，是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注意力啊都集中在画的这个价钱上，是吧？现在我给大家看看梵高几幅呢最贵的画啊，这个。 <laughs> 刚说不要价，还是用价钱衡这个是这个是这呃加歇特医生的肖像，就是日著名那个日本人，日本人买的八千两百五十万美元， <laughs> 这中军要要抓紧了，八千两百五十万美元，你知道这个日本人买了它。 最后死的时候产生了像那个黄公望西呃这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什么黄公望的叫什么《富春山居图》，当年的那个姓吴的那个人的那种心情，他想一度想把他随葬，想把这个画随葬啊，这个是是这这个，你再看下一个。 这个加歇特医生啊，是给梵高治精神病的那个医生。然后这个是没胡子的自画像，这个据说啊，梵梵高画了这个是给他妈妈安慰他妈妈的，就表示你看小伙儿我还挺精神， <laughs> 不用担心我。这个是史上的记录，七千一百五十万美元，七千一百五十万美元。我再给你往下看，你看马奈，这就是我说的最近的啊，马奈是六千五百一十二万美元的春天。 然后咱们顺带再看看马奈的其他，这是马奈啊，马奈这个画家。然后你再看，这个这就是马奈这个非常有名的《草地上的午餐》。草地上的午餐。然后你再看这个还有没有？这是毕毕加索，嗯，因为这个画太有名了，所以毕加索又画也是《草地上的午餐》。你看毕加索风格的就是这个调调。我为什么讲这个呃呃马奈呢？你看。 就是当时他这个草地上的午餐呢，这马奈这个人呢，我那天还问我一个画家朋友，因为我不懂，我说是马奈好还是莫奈好，他说当然是马奈，他们因为什么？马奈是画家中的画家，马奈被认为是印象派之父。就当年他这个草地上的午餐呢，其实马奈本人并他他没并没有参加印象派的画展，他老想打入官方沙龙，但是官方沙龙老是不接纳他。 老是不接纳他，真的急得这马奈都得了梅毒了，你知道吗？ <laughs> 就是， <laughs> 就不接纳。然后，但是不接纳呢，这帮印象派的年轻人呢，崇拜他，看好他，包括那文学家左拉就围拢在他周围。于是呢，他们形成了印象派，马奈就成为印象派之父。可是他终其一生，他都想被官方沙龙所承认，一直到他临死前的一年，他终于有一幅画。 就被官方沙龙接受展出，反响非常好，而且呢，还在这个他的一个好朋友，好像是普鲁斯特还是谁啊，在游说之下，说给他颁勋章，法国什么的那种那种什么勋章。然后你知道马奈这个时候躺在病床上，梅毒没好。梅毒。 <laughs> 这终于进沙龙还没好。梅梅毒很痛，梅毒加风湿啊，就是就是这这，而且他是最后左脚都长了那个坏疽了，截肢之后，截肢之后呃这十一天。 就死了，才五十一岁。你知道这个马奈在这个病床上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些这些这个这个这个男人不是关心艺术的人呐， <laughs> 都应该唏嘘。他就说太晚了，那就给他这个勋章，就给，就等于啊，其实他很希望你们承认我，但是太晚了。而梵高呢，到死都没等到这一天，最后干脆自个儿 <laughs> 打死了。 打死自己，所以，哎，我我现在就想提一个问题，是吧？你要说按照某种市场的这个原则，哎，咱比如说一个演员，你说你要穷，我我觉得能不能说你也不能抱怨，你总是因为你演戏不够好吧？你要是演戏演得好，总会有人请你演戏，你就有钱了。那么，那么你，但是你像对梵高，像对马奈这样的人，怎么看？ 就是活着的时候，你要有钱，就必须要符合大众的最多公最多的人的想法，就是变成主流，你才会在那个时代赚钱嘛。可是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跟你的意志是违背的，这件事情，就看你要选择。你这这就所以这就说明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啊，大多数人是代表了。 愚昧无知的，哎，你知道吗？是吗？我常常在想说，我说，你知道主持人真的，我我有天跟一个芭蕾舞家聊天， <laughs> 然后呢，芭蕾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我觉得主持人都没有像芭蕾舞这么厉害，因为你芭蕾舞你跳几个圈圈，人家就觉得你很厉害。我说主持人，每个人都觉得主持人只会讲话，我说不是，我们讲的内容是不一样。 窦老师会红，还有他讲话的这个呃逻辑，这不是每个人都懂。他说：“又挺啊，其实你知道吗？主持人就跟艺术家一样。他说，艺术呢，当你到达一个很高境界的时候，是少数。你只有那些真的你觉得他是叭叭叭一直在讲话的人，他可能才是最多人喜欢的。因为一个很高艺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懂的。所以当你觉得 <laughs> 他当然是安慰我，他说，所以你应该。” 当你觉得你走到越高的时候，如果你要追求这个境界，并不是追求众人的掌声，你是反而越少人懂你。主持人呐，水平越高，收视率越低，这 <laughs> 是我的体会。 <laughs> <laughs> 我们收视率很高的，我们是例外，雅俗共享。要要这，我这梅毒也没好的。那你说起梅毒，话说回来，那那那一群人啊，蛮惨的。那时候在法国的艺术家，要么就是都有梅毒嘛，高跟也是梅毒哈，要么就发。 发疯嘛，反骨嘛，这非常恼倒。可是你刚讲的什么大众愚昧，什么那些愚昧，我觉得说，嗯，问题是当时没有去肯定啊，马奈没有肯定呃反骨的人，不仅是所谓的大众啊，不仅是所谓的通俗的市场啊，别忘记当时还有艺评家、艺术家、其他画家，他们也没肯定啊。对，所以重点就不是说什么曲高和寡。 嗯，是您那个寡的部分都没有，没肯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因为每个时代有它的对艺术品里面，我们简单来说是标准了哈。因为有接收的欣赏审美的方式、审美的角度，还有跟时代的配合。比方说马奈的画里面，为什么哈后来他这样出头了？整个时代的转折转折里面，OK，他的画呈现的除了新的表达方法了，是新的希望。 因为艺术史啊，有它的轮回嘛。刚好到那时候，前面那种主流的艺术的被肯定的美学的风格，大家尝试的差不多了，你来做一个反叛，一个脱离出来，那那些寡的人才能肯定你。啊！你知道这个马奈啊，也是一个风流才子啊，五十一岁死了，死了之后就跟当年那个袁世凯的那个二儿子那个袁寒云一样，很多女的为这个马奈送行啊。 他的梅毒，你就可以知道他有多风流了。 <laughs> 我理解，我理解。他有一次说这个马奈跟跟跟跟跟一个女人在这个欢好是吧？突然间他老婆进来了，被被老婆发现了。那马奈这个反应，有主持人跟主持人有一拼。 <laughs> 一看他太太，哎，我以为是你呢， <laughs> 我以为是你呢。马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知道，在今天这个社会啊，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啊，呃。 最有钱、最有名、呃最成功的人，是不是最有水平、最有才华的人？这个这个很明显，答案不需要思考嘛，因为那是假问题嘛，因为你把几个几个面向的东西混在一起来对等来来想，对不对？什么最最最最有名、最有钱、最成功，跟最有艺术创造力的。 啊，最有水平和才华，因为我我其实很俗气的，我总认为不要瞧不起挣钱的人，就是在这个社会能挣到钱，他总是有他过人的这个本领，是吧？或者关系，对不对？那总是他有他的呃才情，对，或者说一个艺术家他在当时获得了那样的名声和成功，你也不能说人家就是庸俗，对吧？但是从另一方面，我就总想起这个马奈和梵高，你说。 即便我们说啊，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这不习习习主席也呼唤作品吗？怎么没有作品吗？没有这种拿得出手的这个作品，有很多明星，有很多赚钱的电影，但是没有这样的作品。可是有人就说了，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呃高高雅的这个评论。 文艺评论，中国现在没有评论，对吧？根本没有评论，都被收买了，或者都都堕落了。可是你像家辉刚才讲的，他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情况。艺术是个什么东西？像梵高和马奈在当世的时候，就是当时的官方沙龙，当时的这个高雅艺术界，对有些东西他都是不能接受的。嗯，有些东西注定是他死了一百年以后。哎，你说这个人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就是看你怎么看，所以 <laughs> 我现在在想，你不觉得那个什么很多，例如我们的诗词的诗人啊，他也都不是在那个时候最得意的官，对不对？你说美人爱才子，对吧？你在梵高那个年代，要是你能欣赏梵高画，你能爱上他吗？ <laughs> 你这样问我，这很难跟你想象，说是不是可以？妓女都不爱他，他割下耳朵。 就给给给给妓女，你说这东西苦大仇深。所以你现在觉得梵高你还是认为说是因为他的画变得很有钱，就是变得价值很高了，所以你觉得是不是会有人要喜欢他？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现在反过来想，我们还是用钱再去。 讨论了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你现在我我们现在来讨论说，哦，梵高在那个时代，或者是我们刚刚说那个谁， <laughs> 马奈在那个时代是不是会被人家喜欢？为什么马奈也被人家被很多女人喜欢？对，不就是证明对对，他是被人家，他 <laughs> 只是不被官方的艺术家喜欢而已。没没毒没有纠正，这是生理常识哈，梅毒不是证明很多女人喜欢你，你花就够了，你花钱可以去找花钱找一个女人也有梅毒，但是卫生问题。他们都哎。 他们要搁今天呢， <laughs> 对对，全得给抓起来到电视上道歉去，都都是嫖娼。 <laughs> 而且他们的法国，而且马奈好像其中一个女人是他的，哎呀，看起说起来很像日本 A A A A V， <laughs> 那是他的教他钢琴的老师，嗯，他父亲的情人，父亲的情，人，父亲的情人，那父亲死了，他就跟他接收了什么？对对，接收了。 什么反骨那些又来作为心灵鸡汤的。我们不如意的时候就想一下，人家当年没错，对我们就安慰了。